锵锵三人行，今天杨娟来了。为什么杨娟来了呢？是有一个缘由的哦，对吧？最近杨娟风头甚健呐， <laughs> 不不是。 <laughs> 你知道这个这个现在就说是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嗯，对对，有点失落了，嗯，因为现在当红的呀是随手拍照解救大龄女青年，还有随手拍照解救大龄的男青年。然后呢，我们公司有一位男同事。 就把这个杨娟给发到了需要解救的大龄女青年的这个，我可以告他吧？呃，当然可以，可以，未经允许，这现在律师们都讲了，这这容易引发侵犯他人隐私的这个。 问题，对，他确实没有经过我的允许。后来我想还是但是后来你好像也把他的照片给发，把他当成需要拯救的男青年发出去。他是极度需要拯救的。 <laughs> 后面我发上去之后，他们说这个叫，因为我贴他的照片嘛，他们说这个叫解救大龄男青年，这叫高龄好吗？从形象上救救老人是吧？看 <laughs> 出来绝望了。对，不过我的印象是我们公司不是一堆这种大龄女青年吗？对，很多。嗯，很多以我为代表的一大堆。 对吧？你像你们这种女人呐，她就是大美女嘛，对吧？我觉得有可以有两种评价，一种评价你可以说她是剩女，但是另一种评价来说呢，可以说是这个高不成低不就的单身贵族。那我们公司这一票都是有结构性问题的，我看来。呃，是有结构性问题，我觉得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咱们公司太偏僻了。 我上哪儿去认识这些这个这个新的面孔呢？除了我来来回回香港大埔工业区，对吧？对，来来回回见到你们，责怪 <laughs> 责怪这个公司的位置偏僻是。能所以打劫的。组织 <laughs> 上必须要替我们考虑这将来的这个婚恋的发展。不至于吧？组织上，这得我跟你说啊，凤凰的男主持人，我那天还跟我们老板说呢。我说你看这男员工，他最近结结婚这几个，大多数找的还是。 本公司的女员工，对呀、我是真正做到了肥水不流外人田。那个女主持，你瞅瞅，一个二个都嫁富豪去了，那也没错。所以你又向我们老板说明是男员工的这个忠诚。没错，或者说这老板，为什么不能让我们男员工成为富豪呢？对吗？ <laughs> 你是富豪， <laughs> 你已经是富豪。不过我觉得，作为这个大龄女青年啊，确实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开始慢慢的觉得，我越来越成为我旁边人的负担。不管是我的意思？所有的人，就是所有的人都在给帮我着急。比如说我父母啊，我的朋友啊，我基本上吃顿饭，基本上没有人不聊说，哎，你你你有没有男朋友啊？你什么时候找男朋友啊？哎，我怎么就烦这样的人？ 我也很烦，但我习惯了这个，问着问着我就习惯了，所以我就随便说两句就过去了。那你有压力吗？我刚我刚开始我不说了，我现在习惯。刚开始的时候压力还是有的，但是现在呢，就是我当成一个可能在说呃别的菜好不好吃啊之类的这种话题就。那你会不会想过要随便找一个回去应付一下家人的这种压力或什么？你问了一个太尖锐的问题，你会吗？很直接吗？ <laughs> 不会，不会。我觉得，如果我随便找一个应付我的家人，可能带来的后续麻烦更多。嗯。 尤其是节目播出之后，我妈如果看见这个节目，就她会怀疑我万一带回去一个男孩子说：“哎，这是不是你随便带回来？”的？ <laughs> 她也不算是大多数的人群。你这次这是她是有一个人呐，也是意外的发现，她注册了一个什么这个微博呀，还是个什么东西？她就说呃，现在因为现在什么随手拍照干什么什么成了个流行语了嘛？她就说随手拍照解救大龄女青年，哗啦一条一下子，她没发现这么火，很多人就是照这个女的。哎，有的你看，要不我不好意思给大家看。 这个很漂亮，还不错，对吧？哎，又照，然后呢，又有人弄了这么一个东西，又注册了一个什么“解救大龄男青年”，对，就这么照照照。然后呢，到后来，任看任何运动都有物极必反的时候，到后来有人就在警告，就说这个是信息，不见得都是真的。呃，包括这个博主他自己也在说，说我可不能保证这东西完全都是真的。但是你知道，这个里面反映了一种急切和迫切，因为这个里边很多。 发自己资料上来的人呢，就是像你说的文道，就是说春节回家了，我怎么跟爹妈交代？哎，我怎么觉得中国的爹妈都你都你意识有没意识到？ 这个婚姻问题上，你怎么成了孩子这么的一个？在觉得他们很担心嘛，在局后为大，对不对？对对。但是你应该知道这事儿急不得呀。我觉得这个父母他们担忧的问题，有的时候对于我们来说听上去挺可笑的。对。比如说我妈跟我说：“那个你你现在没孩子，你你将来老了怎么办呢？不是你没结婚你没孩子，你将来老了怎么办呢？”我说：“老了有老了的过法吧，没有什么怎么办？”他说：“你看我现在有你。” 所以他觉得他特别的这一生就是很很好很完美，但是我将来就没有一个这样的孩子在旁边守着我，他觉得我老了以后可能会孤独终老，将来就有只猫守着我，说不定猫把我给吃了，别人都不知道这种这种情景，他想象的很悲观，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我觉得这个这个。 我的生活挺好的呀。对，其实不用担心，如果你整点钱的话，老了之后养头小狼狗。 <laughs> 哎，那你怕老吗？这咱女女人是不是？你不会想到就说啊，我现在还年轻漂亮啊，当然回头率还很高。但是呢，我要一直这么一个人下去，呃，接下去我可就脸上爬满了沧桑啊。嗯。那家伙到老了怎么办？ 就是能找着的好好好好人家，也不是好人家。问题是我年轻漂亮的时候也没找着好人家，所以呢，我觉得那个没有可比性。 <laughs> 但是你问的，你说我怕老吗？我当然怕老。你问所有的女人都怕老。对呀。但是我觉得，其实现在的社会应该给大家就是更多的选择。不一定，我不是说我是独身主义者啊。但是我认为呢，如果一个人他选择，他认为他独身更快乐的话，你为什么不让他独身？为什么大家都要给他这样的压力？ 你觉得呢？因为我觉得现在很多的剩女也好，这剩男也好，他们不结婚啊，并不是呃什么其他的原因。很多人是认为，就是就是，尤其是到了一定年纪之后，他慢慢的把就是形成了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所以他觉得我如果为了迁就另外一个人，改变我自己太多的这种生活方式的话，那我觉得我还不如自己待着呢。 可是今天的中国的这个所谓剩男剩女这个问题，有时候是个社会问题，对不对？比如说，他不是一个男女自己生活怎么处理，他怎么看自己的爱情，这个这么简单。它包括比如说，为什么我们会有剩男剩女呢？那是因为很多人的预期，你如果要结婚的话，有几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一个男的有房子、有车，也挺不错的一个收入。那问题是，整个中国社会达到这个部分的。 呃，在每个城市都不算太多。对。那么，然后有很多女孩呢，她可能就一直找不到这样的一个男人嘛，对不对？现在有了这么一个词儿，叫做恋爱条件化，这就是新时代的。 恋爱方式，就过去咱想象的这个什么什么“问世间情为何物”什么什么玩意儿。他说现在呢，就是说你这个恋爱都得在一个基础上选择，这个基础就是说，呃，有车有房，父母双亡啊，就是。错， <laughs> 我我也听过你说的。对对，对。没有没有没有，不是不是，至少有车有，不一定父母双亡， <laughs> 至少有车有房吧？对，对吧？人家说这个呃，女人很现实。我那天看一帖子挺逗的，说女人很现实，上来就说要车要房的。那男人不现实吗？上来就说你是。 身高多少，长得漂不漂亮？对啊，一样，这就是个自由市场嘛。对，这就是个。我跟你说，这个古历代的这个这个思想家们早都讲了，这个很多婚姻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婚姻，因为没有爱情的婚姻等于一种合法的卖淫。 对吧？这都是恩格斯好像，你说的太对了。所以，我我我我也卖的。我认为很多剩女，她们一部分是要找这种有条件的，就是要有车有房；另外还有一部分是她不愿意去进入一个没有爱情的婚姻，为了结婚而结婚。所以，我认为你刚才说的，就是这一部分，就是就呃那个那个那个条件什么。 啊，有车有房，父母双亡。 <laughs> 啊，对对，我说的是这一部分剩女来说呢，他们其实是就是认为自己生活应该是有有更多的选择。假如说你有几个选择，像放在你的面前，那你如果是为了结婚而结婚，确实是有两个人当两个成年人生活在一起的时候，有太多地方需要妥协。那他可能自己认为，我不愿意去做这个妥协，或者我没有碰到一个我愿意做这样妥协的一个人的时候，那我先选择单身。 你看那天有个女孩就跟我讲，她说我周围的这个人呐，就也就像你一样，她周围的人呢都觉着我矫情，就说好像就觉得我是不是太挑剔了，我是不是太干什么了？你看我怎么宽慰她？我说呀，你比周围的人条件好。 你条件好的人就讲究，为什么说红颜薄命呢？为什么说这个这个叫什么？叫大家说的这个父母说，哎，不是说父母双亡了，就是说那个呃，就是呃呃那那美美女啊，就心比天高，命比纸薄嘛。我说你这叫高贵的痛苦，因为你要求高，就像美食家是吧？那这东西一般做的吃东西，我宁可饿死，无自由不自由无宁死的态度。 对不对？我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态度，我说你这个也是一种高贵的痛苦。很多人呢，以过日子的名义啊，就将就了。嗯呃，可是呢，我觉得在的时候呢，就是你你大多数女人没有那么多选择，她只能将就。你你也得问他们，现在的人他有很多选择，他觉得我在经济上独立的话，或者是我在精神上也够独立的话，我可以不将就的时候，我能选择一个更好的生活。 可是问题是我们这么讲，你这么说，好像说今天的女性相当独立啊。但是我恰恰觉得“剩女”这个词儿，就反映出来我们今天这个社会其实对女人是何等不友善，嗯，它是多么强的一个父权。社会，绝对算是对女人非常友善的，你可能没听过齐天大圣啊什么之类的。你你你你你，给我说说这些名词儿。 这个有一个段子是说，这女孩子到了二十七岁就开始叫剩女了吧？啊，然后她有很多个级别，越往上这级别越高。总之我知道是大概到了三十岁的时候，三十五岁的时候叫齐天大圣了， <laughs> 到四十岁的时候叫圣斗士了。哈哈哈那将来一堆剩女搞派对，那是万圣节了。哈哈哈对对对。 <laughs> 我叫斗牛士。 <laughs>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今天报纸上看见一事儿，北京中关村，你听说了吗？嗯，呃，就这几天，多家 IT 的公司收到一个就邮件，这个邮件呢是一个女的呃发的，一打开这个邮件呢，里边都是她前刚刚离婚的前夫和这个情人呃这个这个性爱的这种照片和那种这很很很多，但是你知道是个怎么个故事吗？嗯。 这三个人呢，都供职于这个 IT 的公司啊。那么她跟她老公呢，刚结婚三年，呃，生了个孩子一岁多。嗯，然后呢，一生了孩子，她就当全职妈妈了，就在家。但是我说，你说这个女人真是能够较劲到什么程度啊？嗯，她怀疑她老公在外头有人了，于是呢，就在家里偷偷翻她老公的手机，能够怪不得是 IT IT 行业的，破解了她老公的那个密码箱。天哪！破解之后，这一打开。 发现她老公跟这个小三儿那种短信呢，包括性爱的照片，然后呢，她就找到了这个情人。嗯，找到这个情人之后啊，那家伙跟《杜江侦察记》似的， <laughs> 先那个利用职业中介，伪装职业中介，跟这个女的打电话联系上，而且呢， <clears throat> 就此啊，通过 MSN 跟这个情人呐，她老公的这个情人呐，交上了好朋友，俩人交往了一段时间。 哎，这这这闺中密友了，感觉。嗯。然后呢，他吃饭的时候，他亲眼看见这个女的买单刷卡用的是她老公的信用卡。然后呢，他又把这女的的手机给偷走了，还是怎么着？嗯。打开这个手机，发现这个情人不但跟她老公有一腿，还是有多少腿， <laughs> 而且跟多个男人都有无数对公众情人都有无数腿。于是呢，她就把这些东西给她老公了。 说你你你你你你你看，你说她老公也也真够执着的。嗯。尽管是这样，她发现她老公有时候啊，男人可能迷恋这种是不是有点干嘛的女人哈。嗯。她老公还偷偷的跟这个女的搞， <laughs> 最后她就在今年春节前后吧就离婚了嘛。离婚之后，你想这个女人这个恨呢，她报复，哗一下就把这个全发出去。这记者都查嘛，这有名有姓，说她上面提供的这个人名啊，这个。 电话号码，这个女的都是真的，那当然这个是不是也涉嫌侵权？这个女的，这个女的说说这是侮辱和诽谤，说我已经报案了。嗯，你说这事儿挺挺神的吧？这是。我觉得那个你刚刚说那个男的，有时候他是并不太介意，比如说自己跟一个情人，那个情人还有别的男人怎么样？ 因为也许对他来讲，他需要的是一个性建基在性上面的关系，对不对？他并不一定需要独断那个女人的一切的社会生活交往。嗯，那对他来讲，那个女人呢，说不定能战善战惯战那敢圣都是。对呀，那才是斗士。 <laughs> 没有没有，可是不是有一个科学的这个这个研究说，两个人就是在性方面的吸引力三个月之后就过去了吗？那如果是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很多男人他会喜欢一个。 情人就是一个非常忠贞的老婆和一个放荡的情人，他喜欢那个放荡情人，也许不仅仅出于性的这种吸引力吧。呃，这个很难讲，因为他如果很放荡，常常有各种各样的放荡生活，那个关系就不是个所谓三个月关系，因为对他来对那个男人来讲，那个女的是不停的在变化。呃，这个呃历史上有讲的，你像英国维多利亚时期就有英国的这个学者就这么讲，就说男人就是对于男人来说，女人有两两种类型，一种叫圣母型。 一种叫妓女型，就说这个男人呢，选择老婆通常最后会选择这个圣母的，但是呢，他永远想去跟这个。所以你说男人多么现实，男人会为了爱情结婚吗？当然会啊，当然。我倒想问你的是，女人会为了爱情结婚吗？当然。我不信。以这有什么好不信的？呃，我觉得有这么一种模式啊。 这个我总是从广大妇女切身利益着想的，对吧？ <laughs> 我曾经认同过这种模式，因为很多女的她会说说，哎，爱情这个东西啊，就像你说的，过了之后收获的只是苦涩，那发现的只是一幻梦一场。我不能靠着这个当饭吃，对吧？呃，然后呢，自己真正爱的男人，因为种种原因不能在一起，或者他放弃了，他会觉得就是你看中国人这个过日子啊，女人都讲我要找个过日子的，照他们的话讲就找个傻男人。 什么叫傻男人呢？其实就是俩人没有什么内心的交流，不是灵魂伴侣。但是这男的能做他的一个 waiter，就是伺候他，干什么？呃，很老实，很忠厚，什么就跟一个模式，这就是他们嘴里的那个傻男人。这样的男人，这个不会背叛他，可以保证总好。我曾经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模式吧，大概过日子他就是这样吧。可是我最近也觉得这样挺没劲的，这样太一方面你对这个男的。 也不公平，对吗？你并不真的爱他，你只是觉得他能够支持你，对不对？可是这就反映了你这个女人。 你自己的生活不能自由，自己的灵魂不能自由。其实很可怜的一种选择。我因为我女人之间经常会聊的一个话题，就是你是愿意找一个爱你的男人，还是找一个你爱的男人？我想大部分的女人都说，她们要找一个爱她们的这样的一个男人，因为她们觉得这样的话，就像你说的，有一傻男人，他可以尽心尽力的照顾你。可是。 我我我不这样认为，我觉得女人要找一个自己爱的人，就是不光是女人，其实任何人都应该找一个自己爱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你你有一个不爱你的人在你边上，你多么痛苦啊！你跟他过二十四小时，每天看着你不爱的人，你多痛苦。而且现在社会选择多，诱惑也多，这个东西也不稳。对。那我是觉得刚才你们讲那一大堆，啊，正好不就反过来又说明刚才我之前讲的这个男女的。 呃，平权的问题嘛？为什么呢？因为你想想看，呃，中国的人口趋势是男人将来会越来越多，在比例上比女人多得多。但是为什么在学术界早就讨论中国未来的光棍现象，说那是很严重的问题？嗯。但为什么今天社会主流媒体，包括我们，都在谈剩女？ 嗯，这是跟性质在相反的一个东西，对不对？哎，那这个相反说明什么呢？它说明就是我们社会有某种的期待跟集体的想法，这个想法是什么呢？就女人最终总该有一个归宿，所以都在替女人着想。但实际上出问题的是剩男，而不是剩女。那么这里面又包括一个什么？就认为一个女人她的一生的一个规划跟计划的终局终点。 应该是有一个所谓的男人跟他在一起，要不然他人生是不完美的。对，所以这么说。那就因为大家一直这么想，所以才会出现你刚才说的现象。你刚才说的是什么现象呢？就是说，我们以前常说很多女人，她会最终就找个傻男人，反正过日子嘛。为什么会有这个需要？恰恰就因为过去我们都觉得女人就该这样。嗯。那今天的剩女出现，我觉得在这个角度来讲是好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 表明现在有一堆女人，她不再在乎要随随便便找个男人陪她过日子。鼓掌。她已经独立了， <laughs> 对，所以她觉得我我不需要去去随便找个什么嘛。对，所以其实我现在挺钦佩这个所谓是剩女的，这就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这是讲究的人。没错，所以你要多接近。一下。我也坚持一下，见三人行，之后见。 你注意到没有？作为齐天大圣的杨娟，对吧？我没有。他有一个， <laughs> 你不是说你齐天大圣， <laughs> 对他但是他有一个特点，你比如说，是她经济上独立，是吧？你你你是自己养活自己吗？ <laughs> 我是自己养活自己。现在问女的有点，有点这个这个问题有点什么啊？对，有的女的说，我住在这个房子，我现在都不敢问，这房子是你自己买的吗？当然是我自己买的。哎呦，你看经济的独立，这是个很重要的东西。 对他不需要凑合嘛，哎，对不对？我觉得，那你这么说，其实你刚才讲这个男权，就是可能在中国还真的是一个男权社会，因为很多女人她在找老公的时候，她会觉得找到一个老公就是找到一张长期饭票。嗯。但这饭票其实也不一定啊，万一这男的，说不定还不如你自己保险。没错，没错，本来就是。而且我觉得中国人的问题就在于我们的社会观念意识跟不上现实。嗯。就是今天，一方面我们的女孩都越来越独立了。 其实越这剩女的出现，就是表示女人的选择越来越讲究了，嗯，对不对？所以她这个婚配年龄可以往后拖了。但是问，而社会上明明是男人占人口比例比较多。 但是我们这么关注剩女，就表示我们整个社会意识非常落后，跟不上现实。我所以说，我就跟你说，人家这个外交部发言人说的非常对，就是说，虽然中国现在已经超过日本什么第二大经济体了，但是我们中国头脑很清醒，我们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就觉得这个发展，咱们外交部发言人说的很好。你包括在思想意识上，这种传统观念上，我跟你说，你都是个初级阶段的国家。比如说婚恋男女，对吧？ 乙肝？这不是不是乙肝？现在都什么时代了？激动了！人生的路啊，有千万条，你知道吗？我觉得我们应该文明到一个程度了。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关系是自有人类以来最复杂的一件事儿。几千年来，人类一直在实验嘛。我们现在其实是集整个历史探索之大成。嗯。我觉得应该有这样的胸怀吧。每个人选择适合他的生活。接着下来为您播出《珍宝总动员》。